都有种种名字，事件法与出事件法都不例外。尽管是名字，都是假的，啊，凡是名字都是假的，无论是事件法的名字是假的。 佛法的名字也是假的，啊众生，这是个名字。 众生假灭无因施法以报国度，这个三法盖过一切世俗世间法，包括殆尽。你比如人，人是个名字吧？这人也有种种名字啊。啊，出家人、在家人、男人、女人。 啊，中国人、外国人，那他也有种种名字，好人、坏人， <clears throat> 那也说明了一个道理：啊，法不定法。你说你这个好人，好人因为是你做了好事就叫做好人，你马上不做好事做坏人，马上就变成坏人。 法定不定呢？不定。佛法、法身也有种种名字，真如也有种种名字，包括我们这个禅宗这一法也有种种名字。啊，你看看，啊。 我们都晓得，我们是禅宗啊。这一宗 <clears throat> 就是八大宗，我们称为禅宗，是专门参禅的。那禅宗也有种种名字，名字就多啦。我们所晓得的。 啊，就是我们这个禅宗是向上一招，啊，是教外别传，啊，是新的法门，啊，又叫做选福道场。我所说的这个选福道场，不是像你们所理解的。 这悬浮道场在什么地方呢？我说悬浮道场，那是你这个那个房子上面不是挂了一块匾嘛？那叫悬浮道场。 <clears throat> 我说不对，悬浮道长在你的心里上啊。 这个选佛在什么地方选呢？就在你心里想，就是个人当下这一念心，这叫做选福道场啊。不然的话，这个选福道场有时候你就在选福道场里边，那么有的时间呢，你就在选福道场外边。 像我们现在冬天打气了，哦，这个都来打气了，哦，打气进禅堂，这跑到选佛道场里边来了。那有没有进禅堂的人呢，那都在选佛道场之外吧。那气打过了以后，要离开这个禅塔又跑到这个选佛道场之外头去了。 那我们这个选佛道场就有局限性。啊到了这个禅堂里上来，我们就选佛；我们离开禅堂到离开这个禅堂，我们就不选佛了。选佛道场在个人当前一念心啊，你在这个地方用功。 啊，时时刻刻、心心念念地选佛，那你这个选佛道场呢？这个道场就是常住的，念念在这选佛，这叫做正法久住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我认为是这个道理。初发现用功的人。 之所以找不到门头这不晓得这个路从哪儿走，啊，不晓得这个船呢在哪儿上船，所以麻烦了。 <coughs> 那么传统这一法的名字多呢，都有它的名字，啊。 也就是说呢，都有头的他的道理。虽然有那么多的名字，那么多的道理，他所指的都是这一个地方。都指的什么东西？啊宗门下呀，知止人心，明心见性啊，啊，就是指这个地方嘛。 一个用功的人，特别是我们这个禅宗，学禅宗这一法学用功的人，啊，时时刻刻，一切处，一切时，历境练心，啊，历一切境，都不能够离开我们当人这一念心。 那么你这个心呢，才能够得到锻炼。怎么锻炼呢？就看看我们立一切事，就是立一切境界。你看看什么境界，给我们当然这一念心相应。 而不是跟我们当前这一念妄心相应，跟我们的本心相应，啊，你就得到立誓练心的好处。事实上，禅堂里面行香坐香啊，这个禅堂里面的讲话，呃，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圈圈。 超出了这个范围，都违背禅宗的宗旨。我们前面讲的禅宗法的，禅宗这名字多呢，又叫做心地法门，啊，楼主大师说的，无始法门，以无相为体，以无念为宗，以无住为本。 都是指的这么一个地方。新的法门呢，不晓得心。心不晓得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大地，这个大家都晓得的。啊，万物生长都靠这个大地。啊，什么宝藏都在大地。 啊，地下什么都都有，什么东西都有，那你要有办法去开发，啊，我地下有无量的宝藏矿藏啊，都在地下，有是有啊，明明晓得是有，确实是有的，你有没有本事还开发不出来呀？啊，我们地下有石油。 地下有金矿啊，什么都都有，不要本事开发吗？ <laughs> 这是一个譬喻啊，打的这么个比喻，就比喻我们这个当人一念心，啊，说的这个心，每个人呢都不能向外持求。我就说这个心心在什么地方啊？心就在你当下呀。 这个心，像大地一样，什么都有。那么有些什么呢？嗯有天堂，有地狱，啊，也有凡夫，也有圣人。你看看，在十法界当中，我们选择哪一法界最好呢？ 上乘佛道啊，没有哪一个想说我要去下地狱去变畜生去，没有的。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施法界因因果果都是我们当人一念心本来具足的。 难道说我们自己不应该提高自己的觉悟吗？我们一天所行的，我们一天所想的，看看我们这个心，在司法界当中，跟哪一个法界相应？啊你不要怕，我来生怎么样？来生我没得把握。 啊，你看看你今生做的什么东西，你办的什么事情，心里想什么都都有，这里像也有佛，选佛道场就在心里想选呢如果我们这个本心不具足这个佛，你想在我们这个心里想选佛是选不出来的。 啊，那我们这个心当然一念心呢，心是无性的， <clears throat> 正是因为它无性，无性之性就是诸法性。说是这个心无性，啊，如果。 啊，你这个心无性，我还不理解，心怎么叫无性啊？什么叫无性之性是诸法性呢？啊，我们也可以拿一个最简单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道理。啊，你看我们面前这个地板，这个地板什么做的？是木头做的。啊，这个是木头做的吧？ 在没有做成地板以前，它是什么东西呢？那是一棵树。当它是一棵树的那个时候，你可不能够管它叫叫叫地板。你说这个树，哪个时候看的这个树？你这个树，我不管这叫个树，我管这叫个地板，这还不行哎？它本来是个树吗？ 树，啊，经过一个过程，哦，变成地板了，变成地板了，这个地板就不能叫树了。你说我这个地板，我不管它叫地板，我管这叫树，这也不行啊 <laughs> 从一个树来讲。 树锯下来以后，它就马上就变了，那就成了木材了，这不叫树了，啊，木材这个变化就大了，可以做地板，也可以盖房子，也可以打桌子，嗯，啊，它还能做佛像呢，嗯。 再说的不好听一点，他还能做个马桶。啊，这都是现实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世间法就是这一棵树，它本身是无性，没得性。佛法里边讲这个性呢，怎么解释法的呢？性者是不变。 以不变为义啊，这个字呢，不是跟世间人解释的那么解释的，以不变为义福 <clears throat> 性就不变嘛，侥幸它也不变呐，啊，取这个意思，那么一切法无性，我们这个当然一念心无性。 一切法都无性，一个木头，一个砖头瓦块，什么东西都无性。无性这个性呢，就是诸法性。啊，我们说迷的就是迷的这个性，悟也悟这一个性。这个性是什么性呢？就是无性。 一切法皆无性，无性就无相，无性则无念，无性则无助，啊，无性，哎，就是心地。这是无性是无性之性，是一切诸法性啊，诸法。 都不能离开这一个性子。比如说，我们世间一切法，它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大地。我曾经，呃，做了这么一副对子，那个时候呢是给普通塔写的。 我们常常呢，那个时候建浦东塔院。我八四年从上海回来，八五年开始建浦东塔院。这浦东塔院呢是在河东，就是我这个河东，天天过这个百度，啊，我这个过百度，我是以工代赈的，我把他钞票付百度钱，我就帮他啊摇摇百度。 哎，所以寂静生情啊，这个摆渡蛮有意思的。这个摆渡就是一一大藏的佛法。你看那个摆渡是什么样的呢？啊，不住此难，不住彼难，不住中流。这个很现实吧？啊，你说到哪儿去找佛法去？啊。 啊！你要晓得这个道理，你当时都就能开悟了。一这摆渡，就是那些小船、小摆渡船。那个摆渡是这个样子，那么个车子也是这个样子。啊，这飞机也是这个样子。啊，你说飞机这个飞机，它能够住在空中吗？啊？ 我就在这空中，我永远不下来，就蹲在那个地方，行不行啊？那它就不能成为飞机？飞机是载运的，我从这个地方把你运到那个地方去。它也是不住此难，不住彼难，不住中流的。首先说明了，这叫做无助，啊。 那《金刚经》中不是告诉我们吗？因无所住而生起心”呐。你看那个摆渡，能够住在河东吗？我就住在那就不动。能够住在河西吗？我就住在河东，河西不动。啊，我也不住在河东，也不住在河西，我就住在河当中。它能不能起一个摆渡的作用？ 百度的作用，啊，这个百度嘛，就是渡人过河啊。你要知道，那个百度渡人过河，就像我们这佛法渡人出生死海的菩萨的大慈大悲，就是不渡此难，不渡彼难，不渡中流的。 而我们一切众生呢，亦复如是。啊，说是我你那个《金刚经》是讲佛法的，那是讲无助的。你看世俗世间一什么哪一法是住的？天上的太阳住不住啊！啊，晚上出来的月亮住不住啊！ 世界讲成住坏空，这就说明了是不住的吧？人有生老病死，你看他住不住啊？我们这一千年一念心，是生住意灭。单单讲这个妄想心，尚且都是不住的。 那么你说你这妄想心是无助的，那我们这个真心应该应该是常住的。真心是常住的，正得真正得真心的人，就是佛菩萨，啊，大脚世尊诸佛菩萨，啊，都这正得真心，的真如就是真如本性这个心。 它也起作用呢，也起一个不住的作用。天上的太，天上的月亮，啊，月映千江水，佛不度众生，啊，住与无住。 是一而不是二，是这么个道理。所以有人说，说是你这个佛，哎，佛应该说是大脚嘛，大脚大脚就是脚脚很圆满的， <clears throat> 像这个十五的月亮一样，十五的月亮这个月亮就圆了。 一点缺陷都没有。你要说啊，这个月亮圆了，再圆一点，再圆再圆怎么圆法呢？这圆是不能再圆的，圆就是圆嘛。啊，你还现在不圆，还用不圆怎么圆法呢？那圆就是圆了。福地大角就脚恨，这个福慧圆满的就是十五的月亮一样。 就是佛有一品无名就是那个最后一品生相无名能破，不但有能力能破，还不破，为什么不破呢？说我要是破了这个最后一品生相无名我就进入常寂光了。这个事儿呢，我跟嗯我哥说过好几次了，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，啊。 那说是进入长寂光了，我就成佛去喽，与众生就没得缘了。那这个意味着呢，就不能够道驾慈航，啊，也不能够像月映千江水，佛不渡众生。佛成了佛了，佛还要度众生啊！佛度众生呢，不是像我们说的，我要发心，我也要度众生。你那个是。 啊，呃，在凡夫地上，啊，这个修有相法门的佛呢，是度一切众生，而无一众生可灭度者。是不度而度，啊，这佛是于法自在，不是像我们想做一件事情呢要用心的，不用心呢？ 佛要是用心度众生，那个怎么度法的呢？无量百千万亿的众生多了，什么样的众生都有啊，那还烦死了呢，那都有疲劳了啊，都是出于自然的，所以佛这功德不可思议。佛要是不度众生，我们这个众生哪个来度啊？ 嗯，我们一天到晚，哎，用功办道也好，做一些什么服饰法事也好，都一天到晚的一心顶礼，那么常住三宝。那要佛也不睬我们，我们再磕头也不行啊。啊，我们这个用功，说是禅宗这一法是仗自力的，啊。 说是念佛修成净土那是仗他力的，禅宗这一法也要仗自力，也也仗他力啊没有佛菩萨的加位诸佛菩萨的护念，我们能用功吗？嗯？说国说的“啊于母义而于子长”啊。 逢王气而逢正罪，就是说这么个道理，啊，千万不要说这个佛啊有能力破这个最后一品无名他不破，留这一品无名呢，就是留系任生，啊，那我才能够在深入在法界里向度一切众生。这个说法在教下来讲呢，教下。 这个教下成佛啊，就拿天台教来说，四教啊，藏通别远，藏通两教呢是小乘，界内教；别远二教呢是大乘教，是界外教。那有方便的啊？如果谈到成佛，成佛就是五住究竟。 就二十永亡，才能这个成佛。藏通两教的佛，仅仅乎破一个见之后，就能成佛了，啊！连无名的边儿还没沾到呢，啊！那陈沙鹤更加谈不到，怎么能谈成佛呢？ 那是佛的大慈大悲方便呐，啊，所以佛说法有权有实，单权不能度尽一切众生，单实也不能够度尽一切众生，啊，如果说我们现在学佛的人还不懂得什么叫做权，什么叫做实，啊。 这还是有欠缺、有欠缺的。我们是都是佛子啊，都是消佛的啊。贺旦如来家业，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一生出世啊，不讲多了吧啊，就讲我们这一次，啊到娑婆世界来， <clears throat> 八相成道。 说法四十九年，探经三百余会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也是方便呢。空犬诓小儿，诱渡于一切。 <clears throat> 你说这空拳诓小儿，为什么要诓这个小儿呢？这他会哭啊，嗯。 这个小孩子要哭，你跟他讲道理，他不能接受。哎，哎，你把个拳头一伸，哎，你不要哭，我这里这这这里有糖，他就不哭了。他就不哭就罢了，达到目的就罢了。啊，说以诸啊。 讲到禅定解脱，这就是不得而已的啊，那就方便了。说是知识嘛，知识人心，明心见性啊，啊。那我指了一下子，你也不能明心见性；我指了好几下子，也不能明心见性；啊，天天指也不得明心见性，那怎么办呢？嗯。 所以说，净土法门讲究三根普利，九界通收。啊，什么下手易而成功高，啊用力少而得效速。禅宗这一法，他说禅宗这一法是专接上根立智的，中下根人没得份儿。那没得份儿，这是他一个人说的。 我们能接受吗？我们不接受，啊，不接受不是啊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哎，请问那个上根利智从哪儿来的？还是天上掉下来的？还是地上地下冒出来的？万事万法它都有个来源呐。这个上根利智从什么地方来呢？没有天生的弥勒。 也没有自在的世家，啊，都是从最初发心，一步一步的。当然，你这个走路啊，就有精进，有懈怠，那就是成佛的早与迟。他毕竟要成佛啊。 说禅宗这一法专接上根立志的，现在没有上根立志的怎么办呢？我们禅堂就关门，禅宗这一法就不要了，那行不行啊？天下人都不答应，啊！所以我们要培植自己啊，上根立志，是是一步一步的培植的来的。 禅宗这一法标榜有这么多的名字，啊，就说明这个法呢，啊，是无性的，啊，它适用于任何名字。向上一找，直指啊，什么心地法门，选福道场，什么大彻堂，都是一个道理啊，都说的这个道理啊。 啊！千万不要以为我这个选佛道场就是搞不出这个禅堂，啊，离开这个禅堂就离开这选佛道场的，那你还能用功吗？啊，选佛道场时时刻刻呀，只要你有这个心，你这个心，它就是一个选佛道场，佛法。 那个，你看看我们这个门口，那里写这个几个字儿了，也给我们提个做个提示呢，啊，是无为法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，无为就是五生，无为就五生了，有为就有生嘛，啊，我们有为一念不觉生三界，有为了有为就有生了，有生就有生死了。 啊，最初一念不觉，啊，警戒为缘长六粗，所以是生死浩然，从此呢就泛滥成灾了。那我们禅宗这一法是无生法，无生法也是无念法，修无生法人，你看经中的是无生法人呐。 啊，有生就有死，像某个人一样，人有生的，啊，不是有死吗？哪有人不死的？活一百岁，活一百岁也是个短命鬼啊，他还是要死的，这就是生死。这个生死从哪儿来的呢？一切唯心造，由于你这个心有生命。 所以你这个人呢，就有生死，啊，这是一个必然的道理。用什么办法控制我这个人的当人这一念心？没有生，没有灭，不起心动念，不起心动，念哪里有生死呢？ 这个不是凭你想象的，一厢情愿。我这个要不生不灭，就不生不灭。那有一个办法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就需要法门，啊，需要用功，无生法人。你看这个庞居士。 大家团团头共说无声话，庞居士有个庞居士，还有个庞太太，那个时候不叫庞太太呀，叫庞什么？庞呃啊，庞夫人，啊，还有个庞少爷，还有个庞小姐，他们一家四口人，啊，这个用功办道是不分男女老少，不分出家在家。 哎，只要你有这个心，啊，除了木头，木头也能够成佛，啊，啊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嘛，何况我们是有心的，不是说我这个惩罚一定要出家，要受戒啊才能够成佛，没这个道理吧？ 啊，维摩居士不是古佛带来的吗？庞居士也不是一般的凡夫哎。嗯，一家人都能够开悟。啊，要是看来庞居士那一家人，啊从这个历史上看，也没说是像我们说是住禅堂、啊打棋也没有的，他都，啊，他都开悟了。 嗯，他们这一家人，如果在一道说话，共说无声话，那都开悟了。那开悟讲什么东西？就讲讲开悟的道理。啊，开悟的人也有话呀，不是没得话的。啊，那个天台山，天台山那个寒山师德，那文殊普贤在来的，啊，那都大菩萨吧啊，他也讲话呢。 那他讲话我们还听不懂，还像外国人讲话一样。哎，你像开悟的人跟开悟的人讲话，有的时候我们就听不懂了。那境界不一样。 <clears throat> 那个愚公太守。 跟庞军呢是一个非常要好的老朋友，经常看他，啊。那个庞军呢要去世了， <clears throat> 那个庞太守、那个于太守去看望他嘛，啊。 看望看望他，两个人坐在一道这个庞居士要走了，就跟这个于太守说：“他说，嗯，但愿空住所有，切莫实诸所无。”说了这么两句话以后，他就往生了。你看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啊？“但愿空住所有。” 就我们凡夫这个心呐，这个妄想心太多了，什么都有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自己检查检查我们自己，我这好吃的好穿的，亲戚朋友啊，这个是不得了的，我这事业，这个一肚子里下。如果你要修行用功的人，你要不把这些个东西把它空掉。 那这么禅堂里面讲呢，这叫做万缘放下，你这个功是不好用的。一切众生的生死，生死是什么东西啊？生死就是妄想执着呀！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，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而不能正德就是因为有妄想执着。就这么两句四个字。 有那么多的东西，有那么多的妄想，一切法都执着，啊，所以不能够证到无生法忍。哎，那个庞居士跟那个愚公就说：“但愿空中所有啊。”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这就是说，我们当然本来这一念心呢，本来是清净的，本来无一物。 啊，你从无量劫来贪心呐，贪心不得了啊！啊，都弄得来了，这也舍不得，那个也是我的，啊，我的就是我的，你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你不许动，啊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你看我这个功怎么用呢？这生死怎么得了啊？啊，切勿执足所无，本来没有那么多东西，把那个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弄得来了。 啊，能够照这两句话能够做得到，你这个呢，当然那个一念心就是无生的，无生就无灭，就没有死，无生法呀。他这一家人都开悟的，都是生死自由的，没有像我们这么个要死了，哎，神不守舍了。 精神颠倒了没有的吧？啊，痛苦呻吟呐，喊天喊地没有的吧？那个庞小姐，哎，那个比我看比愚公还还伶俐嗯，那个庞就是要去世了，要预知时至嘛，哎，叫这个庞小姐，她说您她这朋友叫什么叫灵照啊？ 那你出去看看，我这个要十二点钟我就要死了，我就我就往生了。你出去看看啊，过去为什么到了没得钟呢？不是现在有表，我们看看表，没得表没得钟， <clears throat> 就看太阳。这个林兆小姐啊，蛮乖。她说你都要死了要跑了啊，她不行啊。 他跑出去一看，他回来的跟愚公说，跟这个庞居士说了，他说：“哎，十二点钟是太阳呢，已经到了，快要到当中，也就到了，要到啊，要到午时了。”他说：“今天这个太阳啊，奇怪，有那个月食，他非常奇怪。”他是骗这个庞居士，庞居士说：“他哪有这个事儿啊？他不相信，你去看看呢 这个庞居士离开他自己的座位，跑出去一看，这个灵照呢，就在他这个座位上坐起来了，一坐就往生了。如公这个庞居一回来，不好，灵照死了，啊，我还没死，他就死了。你看过去的人，生死多少自由啊？难道值不值得我们羡慕吗？ 啊，我们现在跟你比什么？还是比业障？还是比烦恼？还是比妄想？在这些就比比，啊，世间人呢所讲，欲与天公试比高，我们就不跟天公，我们就跟庞居士比比，跟那个灵照小姐比比，啊，与庞庞居士去世的。 林兆小姐也去世了，哎，这不她还一个庞庞妈妈的庞夫人呢，庞夫人不在家里相，大家给她报信说你家里相啊，啊，你这个我庞女士也去了，那个林兆小姐也去世了，你回去看看啊，怎么说呀？啊，走走走了，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走了。 回过头来呢他还有个庞少爷呢，正在田里向种田种地，啊，那个庞夫人呢就把这个消息跟这个庞少爷讲，庞爷说哈，他们都走了，他我也走，他当下呢就把这个锄头朝地一戳，站着就走了，这个太书生了，啊。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！过去这种事实太多了，欲知实质的，做错立亡的，不胜枚举。如果说我们想着呃明心见性，想开大悟了生死，那当然更好。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？ 那我们现在学佛学什么东西呢？啊，佛菩萨这些个大善知识，过来人都是我们的榜样。 <clears throat> 啊，你要讲到那个文墨老居士，那可不得了。释迦牟尼佛那个大弟子都怕他，嗯，就是文墨就是有病了，呃，叫你们去看病，不敢去啊，啊，都吃过爬头的，啊。 我们在凡夫地上，啊，这个消法，啊，时时刻刻把这些个事情呢放在脑子里想，多想想。当然呢你们要用功参见，不是谁就不能多想啊？那还用功吗？嗯？难道对我没有影响吗？啊？太殊胜了，啊！ 不然的话，我们为什么起三更睡半夜做什么？为了什么事情呢？还有的人，嘿，我做不下去了，我这个香做不下去了，我难过啊，我要出去跑跑啊，是的。从哪里跑啊？这个三界如火热这个三界就是个火热就是个大地佑 如果我们自己认为自己，我们这都是罪人呐。我们自己是不是认为自己是罪人呐？啊，往昔所造诸恶业啊，我们都每个人都是自己都是发现这么忏悔的，那都是有罪的。如果说你在世间法上要是犯了错误，判你三年徒刑。 完了，关在牢里下，说我那个日子不好过，我说难过了，我出去跑跑行不行啊？不要行的，嗯，哎，都要想办法给自己出难题，自己做这个文章。我们这一生一世也像做文章一样，写自己的历史，看你这个历史这部你这个人生史怎么写？ 我这一辈子做什么事情的？我在家出家消佛，啊，成就。你不要学习这个历史吗？学这部历史，自己看一看。嗯，我是不是辜负我这一生？啊，如果说你一生就空过了，那对我这一生太辜负，那这辜负的人就多了，啊。 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三途我那辜负的太多了。福菩萨对我们有恩，你说哪个不得人啊？烧饭烧菜的都有恩呐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说是，哎，呃，出入于金门之下，行藏于宝殿之中啊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般般如意，事事现证。 难道说不要用功吗？不要发道心吗？是我们都发这个道心呢，好像都是露水道心。哎，你听听呢还蛮有道理，啊，听过就没有了。不就是五分钟啊，就是走过而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好像是走过场的。啊，说我们常常想到这个山堂。 就说不讲吧，这规矩啊也需要。那么讲，是不是都能够做到？当然，我们不是讲说是做到是我这一天就做到，哪能做得到呢？啊，一天做不到，一年做不到，一辈子做不到，都不怪。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正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。 无论你这一天走一步、走两步、走三步，你只要走，啊，不能离开这条路，啊，走得快、走得慢，我一天总走，啊，但半肯心，绝不相转。福道虽然长远，只要我们能够生生世世不退，念念不退，这福在福改，决定可及的。参念佛是也是这样的，诸佛功夫用不上，用不你用不用啊？ 相信不相信这一法呀？相信这一法就有用，啊，没有什么现成的，是人家给我们的。那个无难尊者是依赖释迦牟尼佛，我是你的弟弟啊，我不要修啊，啊，将来你就送点三昧把我就可以了，不行吧？还是要靠自己修的。 这个道理人人都知道啊，道理我看看都明白，就是做不到，这是非常遗憾的。说，多少大院长，大主播就进来。